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在今天的这个二战番外篇里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二战中的名将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绝对是名将辈出的这个舞台啊。那么这么多名将，其实大部分呢，咱们在前面的节目里也都说的差不多了啊。今天呢，咱们就主要说这些名将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这个二战当中啊，最出名将的战场，无疑呢就是苏德战场。原因特别简单，因为这个战场太大、太重要啊。二战最强的就是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德国最强的就是陆军啊，一流陆军，二流空军，不入流的海军。 是吧？那么这个苏德战场呢，牵制了德国陆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七十，跟苏德战场一比，是吧？其他的陆战战场就矮了一大截就 level 就不够了。号称是北非战场转折点的阿拉曼战役，撑死了也就十万人级别的这个战役。诺曼底登陆呢，顶多就是百万人级别，对吧？被后来这个影视作品各种渲染，美军打的最硬的一仗阿登反击战，德国就投入了二十五万人。 所以这种规模呀，跟苏德战场上动不动就几百万人的大会战一比，那简直就弱爆了啊！而这个太平洋战场呢，虽然重要啊，但是这个海战的特殊性导致打仗的频率太低，所以呢，要是说名将，就必须得从德国和苏联说起。这个德国呀，打从罗马帝国时代啊，还是一大堆部落的时候，这个日耳曼人就以勇猛彪悍闻名。 后来到中世纪的时候的条顿骑士团，再到后来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尚武精神可以说是留在德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的杀伐征战，造就了德国一套非常完整的贵族晋升体系。 咱们经常听到一个特有的名词叫容克啊，就是指这个普鲁士世代以职业军官为生的这个佩剑贵族，从冯毛奇到冯兴登堡，再到二战的这些冯克鲁格、冯克莱斯特等等等等，名字中间都带个冯啊，德文就是 von，这就是他们贵族身份的标志。 这帮冯们也就几乎垄断了德国的军官阶层，形成了所谓的军官团。可以说，德国这么多年仗打下来，军官团啊居功至伟啊。所以到了这个二战的时候，容克贵族还是军官阶层的主力。十九位陆军元帅啊，有十三位都是冯啊。最典型的这个代表呢，就是这个冯伦德斯泰特元帅，当时岁数最大。 最德高望重的元帅，啊，被称为希特勒最尊敬的元帅，最后一个黑骑士是吧？他是提到希特勒的时候，总是轻蔑的说：“那个波西米亚下士怎么怎么着是吧？”让他跟希特勒求援兵，他说：“我才不像一个下士去求援兵呢。”啊，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容克贵族啊，他爸爸是少将，他整个家族的军旅生涯呀长达八百五十年。你说咱中国人三代从军了不起了吧？ 是吧？美国人也是啊，两代三代。你比如那个那个麦克阿瑟，是吧？他爸爸是将军，是吧？你这个这个，你像那个就麦凯恩，是吧？父祖都是海军上将，到他这儿也是也是也是军人，这就了不起了。你说那德国，你说这伦德斯泰特，他八百五十年从军，他得多少代？二十代往上，所以他这个。 就是含着宝剑出生的这种人，就是啊，即便是后来当了战俘，他在这个战俘营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骑士风度，仍然让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深为折服。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说欧洲这些贵族锦衣玉食啊，何不食肉糜，都是这么一帮人。其实那是土豪、官二代、富二代。 德国的容克贵族一辈子保持了斯巴达式的简朴。伦德斯泰特六十多岁，仍然坚持每天在这个结冰的莱茵河畔长距离暴走，只套一件这个薄雨衣。 当时他的这个参谋长呢，曼施坦因就跟他说：“说您别冻着啊，您穿件大衣吧。”啊，伦德斯泰特说：“我一辈子从来就没穿过大衣，现在这把年纪了，我也不准备再买了。”所以这曼施坦因后来呢就回忆吧，说伦德斯泰特就是代表了一个现在已经消亡了的贵族骑士的精神。 啊，当然，这个曼施坦因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容克贵族，也冯。他爸爸呢是炮兵上将，姨父兼养父是步兵上将，就是第二帝国时代的另一位姨父，那就更有名了。一战的时候的德军的总司令，德皇的陆军元帅，后来的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兴登堡，如假包换的这个名门望族出身，所以他这血统啊，秒杀所有的官二代、富二代。 那么这些个冯们组成的这个传统的军官团有什么特点呢？除了刚才说的容克贵族的这些传统以外，在军事上最推崇的一个原则就是委托式指挥。啊，这个字面意思特别好理解：长官指挥下级的时候，你得是委托他去完成一个任务，你必须说清楚给你的任务是什么，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至于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你得给下属充分的授权，让他来决定怎么完成。 不能就命令说你必须几点几点到哪儿去，你执行去吧啊！至于为啥你就别问了啊！到时候再等命令或者给你个锦囊啊，打开看哦，原来丞相让我们这么办。所以这种委托式指挥的这核心就是要充分给下属授权，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另外一个这个这个重要的组织呢，就是总参谋部啊。咱们中国人对参谋这个职务啊，经常有误解啊。俗话说，参谋不在长，放屁都不响。但是总参谋部和各级参谋。 在德军里的地位非常高啊！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呢，这个普鲁士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说哪怕像拿破仑这样的战争天才，也没法凭一己之力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全面战争，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啊，就是拿破仑对自己的天才太自信了。 所以呢，著名的军事家沙恩霍斯特就创立了总参谋部，由最优秀的军官们组成，通过最专业的工作来给指挥官提供最好的建议。这个制度在后来历次战争当中充分证明了它的价值，世界各国纷纷仿效，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团也就成了军中最为傲人的一个群体，精英中的精英，是吧？连这个军服上都有明显的标志，一看这就是总参军官团的。后来这个。 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军只能保留十万陆军，什么重型武器都不能有。还有一条就是规定总参谋部必须解散啊，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了，你这个协约国上有政策，德国下有对策。德国人说没关系，你不是只让保留十万军队吗？啊，那我干脆就保留十万军官，大量优秀的年轻军官降职降薪。 留在军队里啊，就是等着卧薪尝胆复兴的那一天。而且不光干等，这些德国军官们总结了一战的经验教训，积极改革，研究新的军事理论啊。咱们说过，隆美尔这个时候当了军校的校长，他只是一个校官去当军校校长，一般的军校校长怎么得是将官吧？对吧？结果写了步兵攻击，古德里安更是创建了装甲部队。 这些人后来能够出人头地，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做准备。啊，十年教训，凡尔赛合约签订之后正好二十年，二战就爆发了。容克贵族们组成的这个军官团就再次迎来了机遇。所以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军高级将领还是清一色的冯啊，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莱布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元帅，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伦德斯泰的，全都是冯。其实你。 你别看这个这么多冯啊，真到了二战这个时候，容克贵族们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前面咱们说了，十九个陆军元帅里有十三个冯啊，这一听好像够多了。可是，在当时看来，有六个不是冯的能当到元帅，这才是新鲜事儿。 第二帝国时代，三十三个陆军元帅全是贵族，好多都是德意志各邦的什么国王啊、公爵呀、王子啊啊，三十没有一个不是贵族的。但是在二战的时候，陆军元帅里边居然有六个不逢啊。那么这个原因其实跟咱们前边在这个特辑节目里说一战为什么那么惨烈一样啊，就是这个时代全民皆兵，打全面战争。 光靠这点贵族不够用了，必须得从平民里晋升军官。所以咱们就能看到，除了这些个冯之外，还有大量不冯的，也都崭露头角啊。古德里安绝对是其中的这个。 佼佼者啊，古德里安，咱们在前面的节目里这个没少提。他虽然是军人家庭，但是不是容克啊？当然了，他是比隆美尔强多了，是吧？隆美尔的这个爷爷和爹都是中学校长啊。还有像这个战争后期大出风头的这个莫德尔，也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你这些人，你别看不逢，是吧？你其实咱讲这个纳粹德国三大名将或者四大名将，除了曼施坦因逢，古德里安、隆美尔、莫德尔都不逢，但是。 这些人，你别看他不逢啊，从骨子里是非常看重德国军官团的这些传统的。那比如隆美尔都当了元帅，给他的妻子写信还说，因为自己啊不是这个总参谋部出身，总是时不时的觉得有点自卑。莫德尔在波兰战役的时候当第四军参谋长啊，所以经常以自己是总参军官团成员为荣。 德国这么一个崇尚军官团传统的国家啊，但是呢，作为一国元首，希特勒对这帮容克非常不感冒。那希特勒是什么人？奥地利流浪汉出身，满打满算是个下士，对高层本来就没有好感啊。但是在夺权的过程当中，他不光不能得罪这些冯，还得经常想办法利用他们。 所以最早呢，在啤酒馆政变的时候，他就忽悠这个鲁登道夫。那鲁登道夫虽然也不是贵族，那所以他就没有晋升到元帅嘛，他只是大将。后来又利用兴登堡啊，就这样，他刚上台的时候，还是得努力捧着这些冯们啊。一方面大家绑在重整军备的这个共同理想里面，另一方面呢，悄悄提拔那些草根出身的军官们，在军队里培养自己的势力，是吧？所以像隆美尔这种年轻有为的军官，才能火箭般的上升。 古德里安呢，这在后来的这个回忆录里也说，啊，说希特勒非常善用这招，经常破格提拔一个人，这个人肯定对他感恩戴德啊。比如总参谋长、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老跟希特勒对着干啊，所以呢，他就把哈尔德免了，把年轻的蔡斯勒提拔为总参谋长，同时呢，把总参谋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总参谋长了，改由陆军人事处管。蔡斯勒资历浅啊，超级提拔成了总参谋长。 根本就没法跟希特勒抗衡啊！他虽然提出来给我抗议，说这个总参的军官，这个人事得归我管，但是根本没用，是吧？后来没想到蔡斯勒也是个刺儿头，三天两头给希特勒提意见，因为希特勒那招实在太馊，但凡职业军官都看不上。结果呢，前前后后提出五次辞职才成功啊！最后总参谋长被换成了被称为这个“应声虫”的这个。 凯特尔啊，希特勒的看门人啊，希特勒说他的脑子就跟那个电影院看门的这个这个人的这个水平差不多，他就应该上电影院卖票去啊。但是他忠心耿耿，所以到这个时候，曾经汇集德国军队最精英人群的总参谋部就已经名存实亡了。那跟希特勒的秘书部差不多，那些傲娇的贵族军官们就再也傲娇不起来了。这也是德军呐，在战争当中涌现出无数战术层面的大师。 但是再也没有像毛奇、辛登堡那样的战略家的原因，在这些这个名将里边，我觉得这个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是最优秀的两位，他俩又刚好代表了刚才说的两类人啊。曼施坦因典型的容克，是吧？举手投足充满了贵族气质，但是思维一点都不老派，是德军乃至对手公认的这个。 战略战术双料大师啊，唯一遗憾的是他四四年三月就被免职了，所以战争的最后阶段的惨烈战斗完全没有参加啊，这对今天这个咱们军迷来说是一大损失啊。古德里安呢不是容克，但是同样出类拔萃啊，他的是战术思想超前，是是这个先驱啊，基本上都是天才啊，天才呢就特别容易看不惯身边这帮保守啊、平庸啊、磨磨唧唧的人啊。吧？所以古德里安走到哪都跟人吵。 是吧？后来呢，都当了大将了，还跟这个克鲁格元帅吵得不可开交，俩人甚至要决斗。古德里安最大的功绩就是建立了德国的装甲部队，那可以说呢，这是一支划时代的部队。这种功绩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当指挥官的几年里也是异常的出色，把自己的这个战略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 战争最后阶段，古德里安当装甲兵总监啊，还短暂的当了一阵子总参谋长啊。大量的精力呢被用在行政工作和跟希特勒扯皮上。一代名将啊，也是相当的无奈。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好几次这两位名将的回忆录啊。说实话，这个曼施坦因的回忆录啊，写的比较枯燥，就跟一个战地日记差不多，特别详细记录哪天我们在哪干什么了，派哪个部队执行了什么任务。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就写的特别生动。 除了这个记录打仗的事儿啊，还写了很多这个第三帝国人物的评价啊，特别有意思。那在这儿呢，这个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咱们反复提到、提到过的那位大神——英国的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写的《山的那一边》啊，这是他在战后采访了很多被俘的德国将领之后整理出来的啊。利德尔·哈特是记者出身，文笔特别好啊，对军事的理解也特别深。 所以他跟这些昔日的老对手啊谈话特别有意思，是吧？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看。那说完这个德国的这几位将领呢，咱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苏联啊。其实苏联和他的前身俄国也极富军事传统啊，从莫斯科公国到横亘欧亚的这个俄罗斯帝国，几百年来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些沙皇们开疆拓土，也就造就了这个苏沃洛夫、库图佐夫这些名将，尚武传统非常浓厚。 彼得大帝呢就明确说过，贵族没有军功的不能世袭爵位啊。不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贵族阶层被彻底这个消灭啊。一些旧贵族出身的军官同情下层人民啊，就逐步接受了这个马列主义啊。比如号称这个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就是帝俄中尉，还有这个帝俄上校出身的叶格罗夫元帅。那虽然他们的个人命运， 都以这个悲剧告终啊！但是他们的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大纵深战役理论”，被继承了下来。那被谁继承呢？就是被从平民中崛起的新一代将领继承啊！咱们老说这个这个。 呃，德国三大名将，那苏联这边要评三大名将呢，基本上没什么悬念啊。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克索夫斯基这三位的经历呢，有点类似啊，都是一战的时候在沙俄军队里崭露头角啊。战后呢，苏联军队迅速成长，躲过了大清洗，二战当中大放异彩。这几位都以图哈切夫斯基的继承者自居啊，可见他的思想这个影响之深。 反过来啊，那些虽然躲过大清洗，但是思想僵化的老一代元帅们啊，像铁木辛哥、布琼尼、沙波什尼科夫这些人的表现就差多了啊。那沙波什尼科夫特别好玩，我我有一次嗯买一本书，那书不知道是不是盗版还是怎么着那沙波什尼科夫他多了个木。 沙波什么尼科夫啊？好了，我们说这沙波华的尼科夫吧，这应该是啊，这个，所以这个这些人表现就差不多了。那在战争前期，那大家都打败仗的时候，他们打败仗；后来大家都开始打胜仗了，这老几位还打败仗，对吧？连斯大林都看不下去了，你不能天天就知道跟我二锅头就这个救花生豆啊！你你这这救国靠二锅头行吗？沃沃特干酸黄瓜，你不能干这个。所以在军队里的地位就逐渐被这个新派的这个。 将领就取代了啊！当然，苏联军官啊有个特别不好的传统，跟德军正好相反啊。上级下命令简单粗暴，把人当机器人用。这么一来，下级对上级也不信任，是吧？我凭什么替你送死啊？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干？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啊！有了大清洗的先例，军官人人自危，不怕打败仗，就怕不听话。所以上级下来命令，下级有的时候明知道是错的，也不敢说。 只能再简单粗暴的传下去。至于能不能打赢、死多少人，没关系。有这么一个大环境，一个指挥官要想成长就很难。好在苏军基数够大，总有人能够出头啊。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红军总参谋部非常轻视，很少听总参谋长的话，还老不顾实际的瞎指挥。他就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啊。比如德国进攻没几天，就命令部队全面反攻。 着实付了一大笔昂贵的学费啊！他不是跟朱可夫吵架啊？朱可夫建议弃守基辅，他说胡说八道啊！朱可夫说你要认为我这总参谋长是胡说八道，你就让我下去指挥部队吧，我指挥一个方面军，我可以指挥一个集团军啊！这斯大林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后来真的让他指挥一个方面军去了。但是斯大林后来慢慢也学乖了，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具体的指挥工作呢，就交给了朱可夫他们。那他就是。 负责在电影上叼着烟走，在地图前走来走去就可以了，这多省事儿啊！苏军内部呢，也就慢慢的普及了这个委托式指挥，军官们的这个积极性呢，也就越来越高。很多学者呢，认为四四年以后，苏军军官的指挥能力在德军之上。关于这个。 苏联这几位名将，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回忆录啊，朱可夫的回忆录啊，《回忆与思考》啊，大家评价不错。里面呢，对于苏联前期打败仗、后来打胜仗的原因，都有比较客观的总结。华西列夫斯基大部分时间在总参谋部，他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写的也特别详尽啊，把很多这个战役细节记录的特别好，骨灰级军迷必看。 罗克索夫斯基的回忆录《军人的天职》是很有意思的一本啊，对这个共事过的人都有很生动的评价。最逗的是。 他对朱可夫基本上没一句好话，那从莫斯科保卫战就开始吐槽啊，一直吐到攻克柏林。这个德国苏联说完，咱们说说美国啊，这个说实话，美国陆军的指挥水平啊，一直到这个战争结束都不算高啊。其实早在一九零五年，美国陆军就开始借鉴德国人委托式指挥的概念，制定自己的野战条令。但是委托式指挥呢，就意味着指挥权特别的这个分散。 啊，这又跟美军的传统不符。长期以来，美军的作战思想就是重视火力，轻视机动，在指挥上强调详细计划和集中控制，不重视发挥下级的主动性。所以战争初期呢，没少让美国人吃亏。这个，但是美国凭着财大气粗打赢了这个二战。那美军呢，并没有意识到问题，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六十年代，福特公司前总裁麦克纳马拉就任美国国防部长，这哥们呢是企业家。 数学家啊，他就把这个科学预测呀、精确计划呀、严格控制啊这一套企业管理的方式引入军队，集中控制的指挥方式在越南战争中发展到了极致，美军的指挥体系的僵化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范克里维尔德生动形象地讽刺了这个越战时候的美军连长。 在地面组织战斗，头顶上是乘直升飞机现场督战的营长，一千英尺以上是旅长，再往上是师长、军长。每一级指挥官都要求地面的连长调整到他的通信频率，报告战场态势。这么一来，在东南亚丛林跟越南游击队打仗就吃了大亏。直到八十年代。 美军才算真正的痛定思痛，深入研究二战德军的闪击战战术啊，提出了一整套委托式指挥的思想。核心内容就两条啊：首先，指挥官要下达任务式命令，给下级最大限度的自由；下级呢，也必须全面理解部队的任务。其次，如果战斗发展导致之前的命令不再适应新的情况，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提出合理建议。 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自行调整命令以完成任务。说白了就是跟德国人学，但这已经是二战结束三十多年以后了。二战期间啊，总体来说，美国陆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先有出色的表现啊。战争后期，在这个西欧，英美盟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最终只落的跟苏联平分德国，确实没有办法让人满意。其中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 既没有德国的军官团传统，也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残酷的战火洗礼，所以也很难以诞生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啊。唯一的一个亮点呢，就应该说是巴顿将军。可是他充其量就是个集团军司令这个级别的将领，你就算再能打啊，放到德国、苏联这边啊，根本就排不上号啊。战后他被拿来大书特书，实在是因为没别人可说啊。当然了，这个。 他也这个不不能怪巴顿啊，这个这个他作为一个集团军指挥官，水平不错啊。有人说巴顿只会打顺风仗啊，仗着自己这边压倒性的优势玩命进攻，这种说法有失偏颇，而且是犯了咱们学历史的大忌，就是你老是站在上帝视角上。咱们得知道，在战场上，作为一个指挥官，最难的就是根据错综复杂的情报判断局势，然后做出决策。巴顿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已经不行了。 没多少兵在西欧，防线无比空虚。这时候咱还犹豫个甚？赶紧往前冲就是了。能看出这一点的人啊，当时还真就没有。可惜呢，这个巴顿死太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影星乔治斯科特主演的这个著名的电影《巴顿将军》拍得特别好啊，里面呢，呃，有一些情节虽然有点太戏剧化，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部经典佳作啊。所以这个从刚才咱们讲的德国。 苏联、美国的将领，咱就能看出来，要想成为一代名将，至少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你得有仗打，有大仗打，这属于历史机遇；美英将领就是吃了这个亏。第二呢，你这个国家的军队得有先进的指挥体系，给将领们发挥的空间，甚至是犯错误的机会，才能培养出不世出的名将来啊！这一点，我觉得对咱们今天在。 工作生活里边也特别有启发啊！我是一个公司的领导，我就不能什么事儿都事无巨细的规定好，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是吧？甚至这个这个是什么报告怎么写呀？什么这个这个表怎么画？你不能规定这个，而要让下属明白我们公司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至于怎么完成，那你得充分信任下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给他发挥的机会。 才能把人的潜力给挖掘出来啊！反过来呢，作为下属也一样。这个我估计咱们很多听众啊，年龄还不是很大，那我就倚老卖老给大家提个建议，那就是你们在工作中要搞清楚我的任务是什么，不能光看眼前，今天要做完什么，做不完不许走啊，而是得明白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你只有这么想。 你才能有机会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才能在职场里取得真正的进步。好了，那这个波澜壮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到今天咱们就全部讲完了啊。关于二战呢，实在是有太多的事儿可以说啊。大家如果觉得我哪儿讲的不够好，或者没有讲到，千万别藏着掖着，一定要在节目的评论。 或者公众号“寻迹讲堂”的后台里留言给我啊！最后呢，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寻迹讲堂”，继续关注我们的世界史系列节目。谢谢大家！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